I want wanna jack, so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I wanna jack, so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I wanna jack, so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I wanna chance, so speed,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t my 一八七二遊花園。唔怕你，係咪吹水唔抹嘴就怕你？嗰兩句唔夠口水，嗱嗱淋喂！同個撚上嚟，對兩嘴迪偉海灘阿姑係你吹水嘅伴侶啊！I wanna dance, so speak, talk, tell, sing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love more love. I wanna 讲说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hold water. I wanna 讲说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hold water. I wanna 讲说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t 埋一八七二遊花園。今朝一起身。見到隻貓追隻狗，隔離班個班花佢拖住我隻手就唔晚收工，陪人飲酒飲到嘔，唔理想講乜都陪你傾到夠。 家有請 Petita Canton Madalena Lam 講英文俾 Doctor Beach 聽聽。係咪到我啦？哇！我好緊張啊！實得啦！我唱歌啦！Okay, three, two, one. The man has a pen, his pen 令我驚。A man 好鬼 man，揸住兩支竹葉青。Sex on the beach. Just go Doctor Beach。但留心。留心啊！ 切勿講啲粗口，一爆粗我拋你走。I wanna jack, so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be my girl. I wanna jack, so speak, talk, tell, sit and yell.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cheat and chat. I wanna jack, so speak. I want the talk of the talk of the town. <laughs> what? What?

我们信服在演讲，似蝼蚁没发生碰撞。人工的乌托邦，藏温室不会受创。货轮似童话般拍岸，摇滚中醒觉那信仰，埋藏在雪地，那一天吃掉亦记起，若过哭声原来为献你，像金色太阳那会再。起。 埋葬昨天理想，投身今天战场，错爱钱币肖像，城市快将要死。如果这都算正常，你我结这坏账。老年若记起，少年时曾搭金地，越路或权贵的禁忌，成长于这世纪。 歌中一再断臂。今要今现今天今地，如基因复制安于鬼，完全没破例，令天风伴随，犯了规？人生高低全乱系货币，让狮子信为占领墓体，埋葬昨天理想，投身今天战场，错爱。

唱歌啊跟住不太揾偷闹我的卡白婚纱西装加爱神吹一吹恋爱运喜宴有法术能令你的世界冇地震有一批心上人改写千亿万人在这个晚上流下做嘉宾甜到你真唔使避孕

再就没泪水。爱情是动词，要我们一同追，不是个名词，早晚挂在谁的嘴？管它东南西北，有爱在的就是堡垒。体会到你也在体会，我想要走得到那些美好。 只是要小不掉淡淡洒下。我听到你心跳，我紧慢吧，请紧靠我怀抱，别摔倒。我知道爱有多难找，于是让爱每分每秒。爱情是探刺震探我的心扉，不是惯用词，随口说说，我不认为拼能明显给。 有爱在的幸福结尾，体会到。啊，我知道找得到那些美好，只是要吓不掉两个三角。我听到你心跳，我忙跑，请你靠我怀抱别摔倒。我知道爱有多难找，于是要爱每分每秒，情愿就这样一直走。I'm with you。 for you，自由都不管的心感受，却又不舍被我牵扯担心会发生什么？That's what you mean to me, girl. That's what you mean to me, girl. What you mean to me, girl. That's what you mean to me, girl. 知道走得到那些美好，只是要小不掉两人三角。我听到你心跳，默契慢跑。请你靠我怀抱，别摔倒。我知道爱有多难找，于是要爱每分每秒。知道得到那些美好，只是小两人三脚。我听到你心跳，请你靠我怀抱，别摔倒。 只有你，我想依偎，不是单名字可以取代的那个谁。只有你能给我向往的幸福结尾。收杯收杯的，王 <laughs> 子轩，两人三句，一八七二九零三四九零，全线开放。打嚟，一八七二游花园。小妹妹，你想讲咩啊？

我在镜内化妆，动作变轻快。猫猫扭到脚下，姿势有点赖。问我几时有 turn a head，好鬼偷摸。在楼下连路灯都给我宠坏。继续议论谁人近况有古怪。讨厌的你令我一不小心泄露了丑态。 我见到你，果汁、蔬菜、雨落都有你口味，谁要饮下你、吞下你，这小怪物。为防野长梦多，好想看出戏。戏内有座建筑，又要记起你。走到雪着望向灯泡、画纸、背前与笔记，为何你又来提示我想你？

雪柜里面啤酒已饮光，落到大街夜足铺受了当，空运的绝版碟其实我，心水电影落画先知错过，小小的闪失已暴跳雨雷。

那是应龙衫，身买西装，住进极贵饭店不包上网，赶下班上司棍茶啰嗦。 一街再咳，更困急速散播。小小的不爽已暴跳如雷，呼吸都绷紧，如觉心心不分。这个城市，每人已不懂。

却总不觉少，忘记我，还想坐太空船，和谁曾渡过风花雪月？还记着吉他的和弦，也许余情未了，可笑，多么可笑，自觉渺小。 还说笑，不经不觉，大个了多少？离酒可会吃不消？梦想会否蒸发掉？就算坐上飞毡，未来前路会有几多甜？三五密友通书当，哪怕钱少少。 的血液，脑海中乍现，谁也有意见，总想发表。忘记吧，长高故作新潮，前行从未。 谁介意天边海角，就算远一点。如今挣扎每一天，藏起眼中的困倦，在角落里哽咽。遥望从前路，永在作。